第三十八课：慧眼捕捉商机。一、听力第一部分第一到五题，请选出与所听内容一致的一项。现在开始第一题。一、企业虽是老板一手创立的，但并不意味着老板就永远正确。 很多老板在企业做到一定规模后，自信心膨胀，独断专行，功劳都归自己，失败都是下属的。久而久之，缺少了员工们的齐心协力，企业就会逐渐衰败。二。 一般的主管是这样训练员工的：先告诉他们一些成功之道，再告诉他们按照成功之道一一实践后，自然就可以成功了。这个主管和别人不一样，他先让员工相信自己可以成功。当这个信念已经深深烙在员工心里之后，他们就会开始认真讨论，现在该怎么成功。 三，很多企业老板热衷短平快，看到什么赚钱就干什么，一哄而上，缺乏企业长远战略布局。很少有人真正致力于企业创新，无论是研发、管理还是商业模式，这对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是极为不利的。 四，其实一般员工对管理者的要求并不高，你只要做到了公平公正的对待每一位员工，准确客观的评价员工的工作表现，他就很愿意服从你的管理。一碗水端平是老百姓常念叨的一句俗话，而这也正是管理者应该常念的管理要诀。 五，网购时我的省钱妙招是保持理性。在网上选中商品后，不直接掏钱购买，先在购物车里放一两周，也许过了新鲜劲儿，就不会花钱买了。对于已经签单的快递，如果不合适或者用不着，就算花运费也要退掉，这样能够管理自己的过度消费行为。 久而久之，就养成了理性消费的习惯。